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 六，喂，姐，我找到你的成绩单了，给你寄过去吗？你还是发传真吧，我现在就要。男的找到什么了？ 七，你钢琴弹得这么好，怎么没去参加比赛呢？我错过了报名时间，只能等下次了。女的为什么没参加比赛？ 八，已经两点了，你怎么还不睡觉？这本小说还有几页，我想看看最后到底怎么样了。女的为什么还不睡？ 九，我们想了解一下客人对我们宾馆的服务是不是满意。您只需要填个表格就行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希望表格不要太复杂。女的请男的做什么？ 十，小刘，帮我把公司的这两页材料传真给李记者，他下周的一篇新闻里要用这些数字。好，我马上去。他的传真号码是多少？对话最可能发生在哪儿？ 十一，现在有的人二十多岁了还没学会照顾自己，而有的人十几岁就开始工作赚钱养家。年龄大并不一定代表有能力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他们也许没有很多钱，却可能比富人家的孩子经历的更多。十几岁就工作的人怎么样？ 十二，你叔叔太厉害了，他的书里写了那么多地方的景色，这些地方他都去过吗？我叔叔以前是记者，因为职业的关系，他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地方，看到了很多美丽的景色，也认识了许多朋友。后来，他就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。 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女的的叔叔怎么样。